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、晋江文学城授权、尹轩剧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拯救美强惨男二》，作者九月流火，第二百四十七集。林青霄早就知道村子里来人了，他并不放在心上。老虎的领地上多了两只蝼蚁，谁会在意呢？听到他们的声音，林青霄才慢慢转身。 淡淡的扫了那位故人一眼。云梦寒已经很久没有近距离看过林清霄了，这是他们近五百年来第一次在非战场情况下见面。再次看到这个人这张脸，云梦寒还是被重重一击。皎如天上月，白如云间雪。世事变迁，他们所有人都变得沧桑疲惫。 唯独他，依然高洁如初。云梦涵心口重重一跳，他停顿了良久，才终于找到话题：“陛下，近来可好？”梦涵你和他说这些做什么？他这样的暴君，怎么会有感情？你为何会出现在我族墓地？莫非，当年的凶手是你？林青霄眼神漠然。 即便看到了雨梦寒，眼底也没有任何波动。林青霄并不爱说话，尤其是遇到了这种蠢货。林青霄收回视线，淡淡的说：“若是本尊要杀巫族，你根本不能逃脱，岂容你现在站在这里跟本尊说话？”巫族大祭司知道林青霄说的在理，但他还是被这种言论激怒了。林青霄这种人其实非常可怕。 冷冰冰的，没有人情，只有命令和服从，如一台精密的仪器般，永远不会出错。对于天界的人来说，它是强有力的保障；然而，对于其他地方的百姓而言，这是灾难。大祭司恨恨地说：“你这种灭绝人性、冷酷无情的暴君，我等不屑与你为伍。”林青霄听到，嘴边轻轻带出笑了。 云梦涵见状不对，连忙展臂，用身体挡在大祭司前面。林清霄，你不要再执迷不悟了！你若是敢杀他，那就先杀了我！说话间，背后的祭坛石门开了，洛寒从里面走出来，看到外面这一幕，惊讶的挑了下眉：“这是在干什么？”林青霄走到他身边，伸手为他挡住天上的细雨。 没事，两个不知所谓的人罢了。你看好了吗？洛寒刚才进祭坛看女娲神像，林清霄留在外面等他。祭坛隔绝神识，洛寒没有第一时间察觉到有人来了。一出来看到云梦寒，都吓了一跳。洛寒瞅瞅咬着唇倔强盯着林清霄的云梦寒，再看看一脸冷漠的林清霄眉梢轻轻一动。 改为传音，对林青霄说：“旧情人见面，分外眼红。”“没有，别乱说。”林青霄淡淡瞥了他一眼：“你自己的婚事都没有折腾清楚，倒是喜欢猜测别人的事情。”洛寒惊讶，抬头瞪林青霄：“你竟然敢说我？你自己被我说中了心思，还敢恼羞成怒凶我？”林青霄简直都要叹气了。 没有，你都在想些什么？云梦涵和大祭司近乎愕然的看着林青霄的动作。林青霄回头瞥了一眼，握着洛寒肩膀说：“先走吧，换个地方再跟你说。”洛寒被林青霄揽着肩膀强行拖走，他想回头看云梦涵被林青霄的手捂住眼睛。林青霄揽着洛寒走出墓地。 化作一道银光，倏尔消失在巫族村子。巫族大祭司目瞪口呆，他紧紧皱着眉问：“那个女子是谁？”云梦寒沉着脸，盯着林清霄和洛寒离去的方向，久久没有说话。大抵女人这一生都会遇到两个男人，一个是太阳，一个是月亮；一个是柴米油盐，一个是不染尘埃。叶重玉是前者。 而林清霄是后者。世人都说她福缘深厚，得到了天底下最有权势的两个男人的爱，就连叶重玉也因为林清霄才对她更加上心。云梦涵因而在魔域一众女人中独占鳌头，稳坐正室之位。然而，唯有云梦涵自己知道，并不是她在两个帝王中选了叶重玉，而是从一开始。 他就没有选择林青霄的可能。林青霄屡次救他，为他疗伤，为他讨回公道。云梦涵悄悄跑出去找叶崇玉，下次再受了伤，只要他求助，林青霄还是会救他。他确实对云梦涵很好，但这样无情无欲、没有丝毫占有欲和排他性的感情，是一个男人对女人的感情吗？ 外人看不出来，但云梦涵知道，这不是。只不过林清霄对别人都冷，唯独对他略有不同，众人便猜测林清霄喜欢他。云梦涵知道不是这样，可是虚荣心让他一直没有澄清。渐渐的，谎言越传越广，说的人多了，连云梦涵自己都信了。但是说谎终究是要遭报应的。 云梦涵可以自己骗自己，林清笑爱她，却没法让自己真的嫁给林清笑。她心里隐隐有预感，但是一直不问不想，做出了自己选择了叶崇玉的样子，仿佛只要如此，她就拥有过世上最出色的两个男人的爱。其实林清笑并不爱她，她也没有爱过任何人。 林青霄救他、照拂他，只是因为多年前云梦涵曾对林青霄有恩而已。后来这份恩情耗完了，林青霄便也不再管云梦涵。他活得清醒又绝情。林青霄看云梦寒时，永远如圣洁高贵的天神看地上的泥泞。云梦涵贪恋这份好，但是却知道。 自己永远没有办法占有这份好。林清霄注定只能是心上月光，梦中惆怅。不仅是他的，还是天界许多女子的。毕竟林清霄算是一个冷情也长情的人。云梦寒算是曾经最接近林清霄的人，他占了师妹的名义，有共同成长的情分，还有救命之恩。就这样。 云梦寒都没有办法走到林青霄身边，那么林青霄这一生不会再有情缘了。这样也挺好，只要他身边没有其他女子，云梦寒就能欺骗自己，他爱过她。其他人也坚信林青霄爱云梦寒爱得不可自拔，以至于为了夺回她不惜发动战争。此后身边再没有其他女人。然而现在，云梦寒要显原形了。 云梦寒从没想到，林清霄也会为一个人披风沐雨，为他小心挡去风尘。他看向那个女子的眼神，让云梦寒从心底里发酸。原来，他也会喜欢一个人。云梦寒苦笑。他离开前，魔族阵营还在激烈争辩林清霄缺席到底有什么阴谋。然而真相，比最荒诞的猜测还要离谱。 林青霄突然缺席，并非他们猜测的那些冠冕堂皇的理由，他只是为了陪一个女子游山玩水，他甚至不想让对方知道云梦涵的存在。看到云梦涵他就捂着眼睛，半拖半抱的将人带走了。并不是他不会爱，只是他不爱别人。云梦涵低头，感到前所未有的消沉。 大祭司现在已经没有心思关注云梦寒的表现了，他简直三观崩裂。要不是林清霄的法力全天下仅此一份，大祭司几乎觉得刚才那个天地是什么人假扮。大祭司努力回想那个女子的面容，还是没有任何讯息。她到底是谁？林清霄素来不近女色，总不可能突然冒出来一个亲密女子。难道这些年？ 他一直将人藏在三清天。大祭司震惊了，他早就知道林青霄心机深重、耐性非常，但是没有想到连这种消息，林青霄都能瞒这么久。洛寒被强行拖走，等到了安静的地方，他睁开林青霄的手，挑眉瞪他：“你为什么捂住我眼睛？心虚吗？”“没有。”林青霄淡淡瞥了他一眼。 你都不心虚，我心虚什么？洛寒一梗，他发现林青霄真的变了，他非但不会理会他的晚安，甚至还挤兑他。洛寒默默咬了咬牙，在账本上又记了一笔。洛寒哼了一声，快步往前走。林青霄无奈说：“外面有雨，不用你管。”洛寒头也不回：“我又不是没法力。” 难道我不会自己捉鱼吗？侍从们远远跟在后面，发现他们无所不能的天帝陛下被人撂了冷脸。陛下在原地站了一会儿，从容跟上。亲卫们那一瞬间无师自通，默默退得更远了一些。林青霄追上去，虽然洛寒自己用了避雨术，但林青霄还是施法为他遮住上方的雨，问：“到底怎么了？” 没事，陛下的私事，我不敢插手。林清晓想了想，自己有什么私事，发现唯一能称得上私事的，大概就是他和云梦涵的传言了。其实林清晓自己都不知道这些话从何传出。云梦涵是他少年时代寥寥无几对他施予善意的人，之后云梦涵遇人不淑，林清晓自然不会坐视不理。他身边也没有其他女人。 这样救了几次后，外人就在揣测他爱慕云梦寒，只可惜家人另有所属。林青霄堂堂天地不可能为了这种事情专门辟谣，便任由他们去说。林青霄原本不在意，不过看起来今后不能任由此类谣言传播了。林青霄微微叹了口气，说：“你若介意云梦寒的事情。” 则大可不必。他与我有恩，那些恩情在外人看来微不足道，可对于我来说，却是独此一份。他后来遇人不淑，被人陷害流产，被叶崇玉怀疑不忠，鞭笞六世，差点被人挖心入药。这种事情，但凡一个有道义的男人听到，就没法坐视不理。我开始以为他受制于人，无法反抗。 就将他从魔界救回来，好生将养。后来我发现，即使把他救了出来，他也会替叶虫宇开脱，想方设法跑回去。我哀其不幸，也怒其不争。这样几次之后，就不想再管了。各位小耳朵，本集已播讲完毕，动动手指，点点订阅和分享，下集更精彩哦！